锵锵三人行，伟杰啊，伟杰刚不今天报娱乐新闻了吗？不， <laughs> 今天还没报娱乐，刚报完财经，现在刚好可以开始做娱乐的部分。 <laughs> 做娱乐节目对对，现在刚好可以开始。造型有点不一样啊，哎，好像新新新潮那个整个。可以吗？吴吴吴怎么讲？ <laughs> 要吴吴什么？吴什么？吴媚吴媚。也也也好像也好像是遇到这个多金男了啊。 对啊，哎，咬咬看就知道是不是真的。我待会再表演表演一下他。哎，咱们那个伟杰是有层次的，对吧？他的偶像不是柯震东，是那个周星驰。 <laughs> 周星驰很有层次啊，我的偶像也是周星驰啊。那当然有层次啊，住在山顶了， <laughs> 天比高了，他眼睛就看见人家的豪宅啊。没错，不像我们凤凰卫视，我们都坐地。我们凤凰卫视大家都不知道，我们这个楼高四层。 <laughs> 真的是阶级啊！ <laughs> 管理层，没错，他们不录像的， <laughs> 他们在最高一层有海景，没错。我们现在录像那个地方是地下，没有地，是地下。我进来就像是那个，我的我的感觉啊，就像是那个希特勒最后那个的巢穴，叫什么堡，鹰堡还是叫什么狼堡？我觉得像那个，那个颜色也很像。 对吧？现在有抑郁的感觉吗？一进来有点抑郁的感觉吗？对呀，也像威廉姆斯一样想自杀的感觉。所以，所以伟杰，你不用回答我哈。我数数多年的经验告诉我，你现在正在很强烈的谈恋爱之中。真的吗？ <laughs> 看出来吗？眼睛那个，真的真的，香港话叫做嘴角含春嘛。眉，我也想说这个。对对对，我是想说眉眼含春， <laughs> 眉目含春。啊，眉目含春，这个有点 <laughs> 妆画的真不错，嘴巴都是笑的，眼睛也是笑。脸颊有点那个小脸绯红。 然后里面眼睛里有水，嗯，对， <laughs> 我那要这样该怎么回答比较好？我我们看太多了哈， <laughs> 从小到晚，好多人这样看着我们， <laughs> 对对用这种眼光。不是，好多人看着班里的帅哥，我在旁观，这个眼光。以你这样观察旁边的人如何看帅哥吗？哎，这这帅哥出事了，你有没有为帅哥心碎啊？心碎倒是没有啦，但就觉得说，哎，小朋友真的很不懂事。你们这个视野啊，还是太窄。 你像我这个视野都比你们宽广，我是整个跟这个流年呐结合起来。他属马吗？不是，哎，你就说的这个字儿，对我跟你说啊，你觉不觉得今年哎，这是国内外形势，各条战线上，这是什么节奏，是什么情况？你说这这非同往年呐，这一个接一个这个爆炸性的新闻，哎，一个新闻出来可能几家欢乐几家愁，但是大概这个做媒体的。 今年是个非常振奋的年头，我的天哪！你不管是哎，对，政治还是娱乐， <laughs> 哗家伙，这是什么节奏？你就看这是，这是要干什么，是吧？这是，我就感觉到啊，这个马年呐，三百八十四天，而且前不久我们看到了最大的月亮，哦，对，超级月亮，地距离最近的这个月亮真的是不一样，你知道。 现在有有些人呢，我我认识一个我的朋友，挺有钱的啊，他们家里请了个厨子，请请了个厨师啊，你说他就是，呃，菜做的也不错，他跟我说，但他说但是用了两个月啊，他说我就是。 把他炒了，不要他。他说为什么？他说我心里也经常这样说服自己，就说我这样也对人家不公平，因为人家服务不错，菜做的也不错，为什么我不要用？他说，但是最后我还是决定，我得相信我的直觉。他说这两个月，我一看到他，我就觉得这个直觉，我还总吃他做的这个菜，我直觉不对劲。我说到底什么直觉啊？他说他姓马。 <laughs> 所以， <laughs> 哎，佳辉也很抱歉，今年以来就是为什么我请你少一点，就是因为枪声小，讨个吉利，真的真的。但是我最近也把我菲律宾女佣炒了，因为我花了两年时间训练她叫我老爷，不成功。 <laughs> 我训练她菲律宾人嘛，我我一回家她叫 sir sir 这样子哈。 那我很好，希望有人叫我老爷。你们在家里，一进来他就。古装，古装路线飘进来说老爷拿一双拖鞋，我 <laughs> 花了好大的力气给他两年机会，他还是不会讲。呃不，普通话比我还差，这样。 <laughs> 所以那个最近换人了。那那那会呃姓马的，希望不会吧？太恐怖了。没事没事。 <laughs> 真的真的，哎呀，这个东西啊，我不是说，我听过我身边好多朋友说，今年不能沾马。 好像沾马的都有点离离他坐远一点，你看，稍微移一下。 <laughs> 他从来没跟我坐近过。 <laughs> 我告诉你，有有一个科学的解释的。嗯，OK，你说马未都最近情绪都不好， <laughs> 你知道吗？你说什么榴莲，什么月亮，这是月亮，关键在月亮，因为大最大的月亮跟地球那么近。 那么清楚，绝对的会影响人的情绪，一定的，因为牵动你的体内的神经的运作、荷尔蒙的运作，那你情绪冲动，很多事情判断没有那么准确，那就出事了嘛。一定的，你知道我有一个呃女性的女性的朋友啊，亲身经历过，就是上一次月亮最大的那天晚上，她在警察局待了一夜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 就是咱们几个女的在一个地方喝茶，有个男的啊，拿着刀啊就冲进来，他们一帮女的穿着高跟鞋，我一想我就笑，从我从一楼跑到二楼，从二楼跑到一楼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就吓得那男的就追啊，可怕！为什么？就是恋爱纠纷，跟其中一个女孩子，你看那个男的每天平常都还都挺冷静，那天晚上月亮最大，人发生这种事情啊，就就就比较容易情绪失控，控制不住。 哎，你说这情绪问题，我还想想起来，这个谁与这个约呃，他叫什威什么威廉姆斯？是约翰威廉姆斯？ <laughs> 罗宾威廉罗宾威廉姆斯，罗宾威廉姆斯，这位喜剧演员。对，好可惜，真的好可惜。你喜欢他吗？我非常喜欢他。哎，我发现你喜欢喜剧的，对，喜欢周星驰，喜欢威廉姆斯。对，我觉得他演戏很舒服，就说。 看他，因为我从很看过他很多的电影，然后我其实他呃，就是他自杀之后，我我就突然想起他一部电影叫《美梦成真》，就是他是到他是他已经他到地狱去救他自杀的老婆，然后他他老婆演的那个心境就是不断在自我自我就是一直陷入很。 很不开心的情绪，然后很抑郁的情绪，然后他不断的去说服他老婆脱离这个情绪，他才有办法让他从地狱离开这样子。然后我在他自杀的时候，我就就回想到我当时看这部电影的那个感觉。哎，我也可以给你看一段电影，就是什么呢？他们讲这个罗宾威廉姆斯，其实你仔细看看啊，中国演员没有长那样的，当然是确实是没有啊，但是就是说。 他呢，一个方面让人开开心吧，但是实际上我注意到有人就说，你注意他的样子啊，他有一他不管演什么啊，他有一种由内而外的和善，一看像个好人，嗯，就那种和善。其实他们讲和善，我还看出啊，他有一种悲苦，眼神吗？ 他的整个这个面部表情啊，有一种和善，有一种老实人的那种那种和呃呃和善，但是实际上还有一种无奈和悲苦在里头，你都能你今天看看都能看出来。我是看一个什么电影啊？他演的一个叫一个布鲁克林最生气的男人，就愤怒的一个男人。恰巧那个电影也是讲有个乌龙的一个女大夫说她只有九十分钟的命，然后她这最后九十分钟要干什么？她也录下一段。 就是要跳桥，要要要跳大桥自杀，呃录下一段这个临终的遗言。你今天看起来啊，就是让人这个唏嘘。我们可以看一下。 Henry here. What's going on? We have to have sex immediately. I don't have a lot of time. We are not having sex. You're getting worse. You know that, right? That you're getting worse. I got a lot to do. Okay. Brooklyn Dance Academy. It's Tommy there. Take a message. Ah. I need you to record me. Tommy, by the time you see this, I'll be dead. Cut. What? How do I turn it off? I'll record, but. 哎，家辉，你见过他吗？ 我经常见他的 <laughs> 电影，最近又重新来看他的片。那他的那，因为我那恐龙年代的人嘛哈，我从从他出道的电影，几乎是他的成名作吧，《早安越南》。早安越南。早安越南，我也看过。而且那个对我影响蛮大的。我记得那时候后是一九八七年哈，我正在那个出版社工作，要去采访，有两个方向可以去采访，一个呢就去中国大陆。 一个呢，就去那个东南亚，去越南。那时候一九八七年呢，小妹妹，快三十年前对吧？还没开放，快要开放了。那我很不确定要去哪里。那刚好呢，他的那个《早安越南》在台北演，我还去公馆附近、台大附近看哈。 <laughs> 看完之后就不用考虑了嘛，一定去越南。被那个 Robin Williams 那吸引。嗯。之后他的所有的片都看了。 包括当他演老师的，演什么都看。那我觉得你刚说他慈悲也好，忧郁也好，我觉得他主要啊，除了长相以外，是声音，那个讲话的声音声调，那个很温暖，你不觉得吗？很温暖的，你根本不用看他的样子啊，你听他讲话，你就觉得很舒服的。我曾经写文章这样形容，我感觉说好像在冬天啊，走在雪地里面，前后茫茫，你不晓得要去哪里啊。 突然看到有个房子，你走进去，有个有人在生火，对不对？烧柴，陌生人突然给你一杯咖啡，或者说给你一杯 whisky，问你要不要坐一下，温暖一下。我觉得每次听到 Robin Robin Williams 他的声音，我就是这种感觉。 所以呢，今年我们对我来说很惨的，我们全家都感觉愁云惨雾啊。我就说这马年，你看就出这种事情，而且成堆的出现。对，呃，特别是你自己心中的偶像嘛，像他，还有一个前一阵子死掉了，哥伦哥伦比亚那个作家嘛，诺贝尔奖得主马尔马尔克斯。马尔克斯嘛，你看马嘛。 <laughs> 好我自杀好不好？我要自杀，我要自杀， <laughs> 生命诚可贵。我明白了，你是骏马，你你。那我明白，接下来几个月基本上我就不需要来了。 <laughs> 他很怕，很怕跟我接触啊。有事要打给我好吗？最好不要打。你是活着的马尔克斯。那因为因为我们全家一家三口都喜欢马尔克斯，喜欢那 Robin Williams。那上上回马尔克斯去世那天也是。 呃，那我起床那个两两，一看到我女儿跟我太太坐在客厅，脸上我以为以为我家里有人死掉，原来不是，是一个作家死掉，那个这一次也是，所以那个心心情很沉重。嗯，那我看下一次，让我有这么沉重的感觉，就是就是文涛。 或是闻到死掉的只有。那我今天好需要敲木头，怎么这么多木头要敲？谁叫他？诅咒我啊！ <laughs> 那我也 <laughs> 诅咒我。我大外地有罗宾威廉姆斯这样的勇气。对，哎，这个你说一个人自杀啊，我我就发现啊，有一种啊是可以理解的原因，就是你看有些人就认为啊，这个世界上啊，不要就是诚意过高。什么叫诚意过高呢？就是有时候往往这个知识分子解释起一个事情啊，非常悬。 对吧？哎呃，但是这些人呢，相信啊，人都是很世俗的。比如说，你要听这些人一说，他说那为什么死啊？他他欠钱，他这这没听说最近把他的那个别墅要卖掉，然后这个说主要是离婚，离两次婚，在美国这家伙，他赔出去，他给这个前妻啊。 上亿还是上亿？哎，你看他这个喜剧演员，他自己说的这个话说的很生动。他说这个离婚太贵了，就像是通过钱包啊撕扯你的心。那可真是啊，就是离两次婚，弄出去得至少两千万英镑，还不得上亿了吧？嗯啊，你说。 不止了，两千万万英镑的，三一比十三。你知道，所以美国，我前是上次我就记得，美国《时代周刊》曾经专门登过，好像一个封面啊，还是《新闻周刊》，就就讲这个事情，在美国那儿也很有意见，就是说这个离婚呢太贵了，前妻们呢要的太多了，就是当然也是美国法律规定。对。现在那个文章的那个题目就是说，现在的妻子们。 纷纷就出来表示不平，说我们不要她永远跟以前那个女人，就是一辈子绑住我们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她今天她跟今天这个老公生活，但是发现每个月都碰到她以前妻子一 <laughs> 这个问题，钱还是要出去，还是要有那个打钱，就是她她永远跟我们生活在一起。哎，你觉得这法律合理吗？我觉得其实现在的女性其实是也经济比较独立，我觉得当时他们立那个法的时候是有一些规定了，但是我觉得。 讲真的哦，就我觉得是责任各半吧。我觉得到最后，如果是真的离婚，其实各自都有一些相关的责任，所以就不用说是像美国法律说百分之多少，或者百分之百，或者要扒很多层皮或这样。但是我觉得重点是两个人要好好讲，或者说是不是有一个条款是说，比如说你真的有负担上的负担上的压力的时候，是可以重新 negotiate，就是重新协调或什么之类的。不容易，因为每一次面对这种情况，有人去了解调查。 女人会有两种想法，第一个，钱没有人会嫌多，不要白不要，对不对？你经济如何独立， <laughs> 对不对？我当然啊，跟文涛离婚要砍他钱，跟家辉离婚砍他钱，什么？第二个呢，好多情况是什么样？当你要到离婚的地步，一定前面有些恩怨情仇。 我就要你的钱，我就要看你一辈子要赔钱给我。对，我要看你那个什么，透过钱包心被撕，就是要撕你的心。对，就是。可是我真的好过不了。可是我真的觉得说，如果你真的是因为就是两个人真的不能生活，或者是恨对方，所以一定要离婚的话，如果你还要透过钱去绑着对方，人家常说什么爱的背后是恨，我觉得爱的背后是遗忘，就是你要彻底的走出这个人，就是你要把他跟你相关的一切全部都忘记。但如果说他是就是你不断的还在想着说。 我要报复他，我利用钱来报复他 <laughs> 或者什么，我就觉得说哇，那好惨哦，一辈子，你的一辈子很长，你可能跟这人过十年，但你未来二十年还要再想的时候，我还要报复他，我觉得这个负担太情感负担太大。不会的，但是既然法律规定，法律规定，即便不报复，钱还是要的。 <laughs> 对对对像这样三人行广告之后见，佳慧也可以谈谈体会啊。 <laughs> 我我谈观察都是。 呃，很深刻哈。我看他这一次说，你刚说离婚嘛，很贵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现在说忧郁症，然后财务危机是其中一个嘛。就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其实前期是慢性谋杀老公嘛，谋杀他嘛。好多女人都用不同的方法，可能是跟你要钱，可能是我偏不离婚，我偏慢性谋杀你，甚至还有一招，是吧？ 我不离婚，而且我继续每天打电话问你去哪里啦、做什么啦，查你一切东西，让你感觉被压迫、被控制。哎，你也不好啊，你心情不好了，你就忧郁啦、生癌症啦、抽烟喝酒了， <laughs> 你这么慢性谋杀了。 以爱之名呢，所以你你所粉的这个李敖经常说嘛，是前妻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动物。 <laughs> 呃，对的。他说他的特别那一个姓 <laughs> 胡的那那那个，没有真的，因为一般呐都是说男人怎么劣劣待女人，女人怎么爱男人，可是没有注意到女人在慢性谋杀男人。但我相信他们这么做的时候自己也不开心啊。 不做更不开心啊！做 <laughs> 这样，好吧，总是觉得对。承蒙两位哥哥指教，我原来就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不，你觉得？ 这个威廉姆斯是为什么死？我觉得他是觉得自己不好笑而死，就说当然疾病是一方面。我觉得，因为他之前演了一个，就是复出演了一个电视剧，然后呢，在他自杀之前就被停掉了。那我因为我自己有看这个电视剧，我总觉得他非常在里面很卖力，你看得出他在里面演的很卖力。然后我相信他希望这是他的这个。 就是重返这样子的，然后结果就被暂停。我觉得让，看吗？你看了吗？我觉得还 OK，其实我觉得还 OK，就是轻松轻松有。所以不简单的人啊，他就是这样，就是他把他恨不能把自己的这个命啊放在他的作品上，放在他的这个艺术上。所以一旦这个对他打击特别大，我为什么觉得他这个心理就是明明明明明明明显没有我健康？ 对吧？ <laughs> 就是这个这种节目被腰斩，这是我这辈子的常态啊！ <laughs> 我这算是常态吧？对，我这辈子就干这行十几二十年，我我跟你说，无数次就是正录像的时候来了一个，哎，不录了，不录。 不落了， <laughs> 所以你的心理素质比较好，建设的比较多次。对，我就他可能很少遇到这个节目被腰斩，第一次录电视，他不知道发展中国家我们是我么主境。不行，我要为我偶像说句公道话，倒过来，假如你向他离两次婚，分了那么多钱，你早就到处拿刀到处砍人。 <laughs> 你不是砍自己，对不对？那倒过来看嘛，没有，他是忧郁症嘛，忧郁症后来影响整个神经系统。而且还说有这个前期的这个。